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所有的鸟都有羽毛，有些鸟的羽毛非常美丽。但是，鸟的羽毛是干什么用的呢？除了帮助它们飞翔。 还有其他用处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在寒冷的天气，鸟用羽毛做成一件温暖的冬季外套。鸟弄松它的羽毛，让身体保持温暖。对有些鸟来说，防水的羽毛就像一件雨衣。这些鸟能游泳和潜水，不至于因为湿透了而沉入水中。羽毛的颜色也很重要。有的鸟。 靠鲜艳的羽毛吸引配偶，有的鸟的羽毛和栖息地融为一体，这样它们就不容易被发现，饥饿的敌人就不会注意到它们。十一，本文没有提到的羽毛的作用是什么？ 十二，鸟用什么方法让身体保持温暖？十三，鲜艳的羽毛对鸟有什么帮助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出生，理所当然，所有的人都需要生存空间，还需要食物。人砍掉森林，为庄稼、工厂、房子和道路腾出空间。一旦这种事情发生，动物的栖息地和家园就被破坏了。 在人们用有害的化学物质或其他废物污染河流、湖泊和森林时，动物的栖息地都会受到影响。热带雨林是许多动植物的家，但是在人们伐木、开矿和采集其他材料时，每年都有大面积的热带雨林被破坏。科学家和其他人担心，如果有更多的雨林被破坏，成千上万种植物和动物将会灭绝。 十四，人们需要空间来做什么？十五，动物的栖息地是怎样遭到破坏的？ 十六，如果更多的热带雨林被破坏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？十七，这篇短文主要讲述了什么？